我儿，你也常去卖血。来，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那黄酒给我温一温。我这里不让你卖血，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所以啊，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脸上挂满了笑容。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由仲维维演播。许三观看着他和许玉兰十年积累起来的这个家。 大部分被放上了那两辆板车，然后摇摇晃晃、互相碰撞着向巷子口而去。当板车在巷子口一拐弯消失后，许三观的眼泪也哗哗的流了下来。他弯下腰，坐到了许玉兰的身边，和许玉兰一起坐在门槛上，一起呜呜的哭了起来。第二天。 许三观把二乐和三乐叫到了跟前，对他们说：“我只有你们两个儿子，你们要记住了啊！是谁把我们害成这样的？现在家里连一只凳子都没有了。本来你们站着的地方呢，啊，是摆着桌子的；我站着的地方呢，有两只箱子。” 现在都没有了。这个家里本来摆的满满的，现在空空荡荡啊！我呀，睡在自己家里，就像睡在野地里一样。你们要记住了，是谁把我们害成这样的啊？两个儿子说：“是方铁匠。”哦。 不是方铁匠，是何小勇啊！那为什么是何小勇呢？何小勇瞒着我，让你们的妈妈怀上了伊乐啊！伊乐呀，又把方铁匠儿子的脑袋给砸破了。你们说，是不是何小勇把咱们害的？两儿子点了点头。 许三观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啊，所以呀，你们长大了要替我去报复何小勇，啊，你们认识何小勇的两个女儿吗？啊，哈哈，认识啊，你们知道何小勇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没关系。” 啊，只要能认出来就行。你们记住，等你们长大以后，你们去把何小勇的两个女儿强奸了。徐三观在自己空荡荡的家里睡了一个晚上之后，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说什么也要把被方铁匠搬走的再搬回来呀。 于是，他想到卖血了，想到十年前和阿芳和根龙去卖血的情景。今天这个家就是那一次卖血以后才有的，现在又需要他去卖血了。卖血挣来的钱可以向方铁匠赎回他的桌子、他的箱子，还有所有的凳子。只是。 这样太便宜何小勇了，他替何小勇养了九年的儿子，如今还要去替何小勇的儿子偿还债务。这样一想啊，他的心就往下沉了，胸口像是被堵住了一样。所以，许三观就把二乐和三乐叫到了跟前，告诉他们何小勇有两个女儿。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以后，他要二乐和三乐，十年以后去把何小勇的女儿强奸了。许三观的两儿子听说要去强奸何小勇的女儿，张开嘴咯咯的笑了起来。许三观问他们：“你们长大以后要做些什么呀？” 两个儿子说：“啊，把何小勇的女儿强奸了。”许三观哈哈哈哈的大笑了起来，然后他觉得，嗯，自己可以去卖血了。他离开了家，向医院走了去。许三观是在这天上午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他要去医院去找那个几年没有见过的李血头，把自己的袖管高高的卷起，让医院里最粗的针扎到他胳膊上最粗的血管里去，然后把他身上的血往外抽，一管一管抽出来，再一管一管灌到一个玻璃瓶里。他看到过自己的血，浓的还有些发黑，还有一层泡沫。 浮在最上面。许三观提着一斤白糖，推开了医院供血室的门。他看到李铁头坐在桌子后面，穿着很脏的白大褂，手里拿着一张包过油条的报纸。报纸仿佛在油里浸过似的，被窗户上进来的阳光一照，就像是一张透明的玻璃纸了。 李铁头放下正在看着的报纸，看着许三观走过来。许三观把手里提着的一包白糖放在了他的面前，他伸手捏了捏白糖，然后继续看着许三观。许三观笑嘻嘻的在李铁头对面坐了下来。他看到李铁头脑袋上的头发比过去少了很多，脸上的肉。 倒是比过去多了。他笑嘻嘻的说：“哈哈，你有好几年没来呃，我们厂买蚕蛹了。”李雪头点点头说：“啊啊，你是私厂的？啊是。哦，对了，我以前来过，我和阿芳、跟龙一起来的。哈哈，我呀，很早就认识你了。” 你就住在南门桥下面， <laughs> 你家里人都还好吧？啊，哎，你还记得我吗？李铁头摇摇头说：“我记不起来了。到我这里来的人多呀，啊，一般都是别人认识我，我不认识别人。哎，你刚才说到阿芳和跟龙，那这两个人我知道。三个月前呢。” 他们还来过呢， <laughs> 呃，你什么时候和他们一起来过？ <laughs> 哎，十年前，啊，十年前？对， <laughs> 李铁头往地上吐了一口痰，说：“十年前来过的人，我怎么记得住啊？啊？”哈哈。 我就是神仙，也不会记得你啊！哈哈哈哈然后李血头把两只脚搁到椅子上，他暴露膝盖，对许三观说：“你今天是来卖血？”“呃，是。”李血头又指指桌子上的白糖，“送给我的。”“是。”嘿嘿。 我不能收你的东西。李铁头拍了一下桌子说：“ <laughs> 你要是半年前送来，我还会收下的。可是现在，我不会收你的东西了。上次呢，阿芳和根龙给我送了两斤鸡蛋来，我呀，这一个都没要。嗯，我现在是。” 共产党员了，啊，哈哈哈哈！你知道吗？我现在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许三观点着头说：“哈哈，哈哈，我一家呀有五口人，一年呢有两斤白糖的票，我把今年的糖票啊一下子全花出去了，哈哈，就是为了来孝敬你。” 是白糖。李铁头一听是白糖，立刻把桌上的白糖拿在了手里，打开了一看，看到了亮晶晶的白糖。李铁头说：“哼，哈哈，这白糖倒是很珍贵的。哈哈，我刚才还以为是一斤盐呢。”哈哈哈哈哈！说着，李铁头往手里倒了一些白糖，看着白糖说。 哎呦，哎，这白糖就是细腻啊，哈哈哈，像是小姑娘的皮肤啊，是不是？说完，李喜头伸出舌头，将手上的白糖舔进了嘴里，眯着眼睛品尝了一会儿后，将白糖包好，又还给了许三观。许三观推回去，哎呀，你就收下吧，哎。 哎，不能收下啊！我现在不拿秦钟一针一线了。哎，你看我呀，专门买来孝敬你。你不肯收下，那我以后送给谁呀？哎，你留着自己吃啊！ <laughs> 我自己哪舍得吃这么好的糖啊？ 这白糖就是送人的，哦，嗯，说的也对啊，李解头又把白糖拿了过来。哎呀，呃，这么好的白糖自己吃了，呃，确实可惜哦。这样吧，我再往自己手心里倒一点啊，李解头。 又往手里倒了一些白糖，伸出舌头又舔进了嘴里。李铁头嘴里品尝着白糖，手又将白糖推给了许三观，许三观又推还给了李铁头：“你就收下吧。”哈哈，我不说呀，没有人会知道。李铁头不高兴了，他收起脸上的笑容说：“哎。” 我是为了不让你为难，才吃了一点你的白糖，你不要得尺进账啊！许三观看到李铁头真的不高兴了，就伸手把白糖拿了过来，说：“好好好，那我就收起来了。”李铁头看着许三观把白糖放进了口袋，他用手指敲着桌子问：“你？” 叫什么名字？许三观，啊，许三观，啊，呃，许三观这个名字，呃，很耳熟啊，哈哈，我以前来过，啊啊，不是，不是，不是，呃，许三观，许三儿，啊！ 黑血头突然叫了起来，他哈哈的笑着对许三观说：“我想起来了，哈哈哈哈哈！呃，许三观就是你， <laughs> 你就是那个乌龟啊，哈哈哈哈！”许三观卖了鞋以后，没有马上把钱给方铁匠送去，他先去了胜利饭店，坐在靠窗的桌前。 他想起来，十年前第一次卖血之后，也是坐在了这里。他坐下来以后，拍着脑袋想了想，想起了当年阿芳和根龙是拍着桌子叫菜叫酒的。于是他一只手伸到了桌子上，拍着桌子对跑堂的喊道：“啊，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跑堂答应了一声，正要离去。 许三观觉得还漏掉了一句话，就抬起手让跑堂别走。跑堂站在他的身边，用抹布擦着已经擦过了的桌子，问他：“啊，您还要点什么？”许三观的手举在那儿，想了一会儿，还是没有想起来，就对跑堂的说：“啊，啊哈，我想起来再叫你啊，哎。” 跑堂的答应了一声，离开了。他刚走开，许三观就想起那句话来了。他对跑堂的喊：“哎，我想起来了。”跑堂立刻走过来问：“那，你还有什么？”许三观拍着桌子说：“哈哈，黄酒，给我温一温啊！”许三观把钱还给方铁匠以后。 方铁匠从昨天帮他搬东西的六个人里面叫了三个人，拉上一辆板车，把他的东西送回来了。方铁匠对许三观说：“呵呵，其实啊，你的家一车就全装下了。我昨天呢，多拉了一辆车，呵呵，多叫了三个人。和方铁匠一起来的三个人，一个拉着车。” 两个在车两边扶着车上的东西，走到许三观家门口了。他们对许三观说：“许三观，你要是昨天把钱送来，就不用这么搬来搬去了。”许三观卸着车上的凳子说：“哎，话不能这么说呀，事情都是被逼出来的。人呐，只有被逼上绝路了，才会有办法。” 哈哈，没上绝路以前呐，不是没想到办法，就是想到了，也不知道该不该去做呀。要不是医院里不给方铁匠儿子用药了，这方铁匠啊就不会叫上你们来抄我的家。那方铁匠，你说呢？方铁匠还没有点头，许三观突然大叫一声：“完了！” 这一下把方铁匠他们吓了一跳，许三观拍着自己的脑袋，把自己的脑袋拍得噼啪响。方铁匠他们发呆的看着许三观，不知道他是打自己的耳光呢，还是随便的拍拍。许三观哭丧着脸对方铁匠他们说：“哎，我忘了喝水了。” 许三观这时候才想起来，他卖血之前没有喝水。哎，我呀忘了喝水了。喝水？喝什么水呀？嗨，什么水都行啊。 许三观说着，搬着那只刚从车上卸下来的凳子，走到了墙边，靠墙坐了下来。他抬起那条抽过血的胳膊，将袖管卷了起来，看着那发红的针眼儿，对方铁匠他们说：“我卖了两碗啊，这两碗的浓度抵得上三碗啊，我忘了喝水了，哎。” 这些日子，我是接二连三的吃亏呀。哎，许三观，两碗什么呀？那时候，徐玉兰正坐在他父亲的家中，他坐在父亲每天都要躺着午睡的躺椅上抹着眼泪，他的父亲坐在一只凳子上，眼圈也红了。 许玉兰把昨天被方铁匠他们搬走的东西数着手指一件一件报给他的父亲，接着又把没有被搬走的也数着手指报给他的父亲。他说：“你看，我辛辛苦苦十年，他们两个多小时就搬走了我七八年的辛苦。” 连那两块绸缎也拿走了，那是你给我陪嫁的，我一直舍不得用他们。就在他数着手指的时候，方铁将他们把东西搬回去了。等许玉兰回到家中时，方铁将他们已经走了。他站在门口，瞪圆了眼睛。 他半张着嘴角，看着昨天被搬走的东西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他十年的辛苦全在屋里摆着，他把桌子、箱子、凳子看了一遍是又一遍，然后才去看坐在屋子中间的桌旁和他十年一起辛苦过来的许三观。哎，你是向谁？ 借的钱呢？许兰伸直了他的手，将他的手指一直伸到了许三观的鼻子前。他说话的时候，手指就在许三观的鼻尖前抖动着，抖动的许三观的鼻子一阵阵的发酸。许三观拿开了他的手，他又伸过去另一只手。哎，你还了方铁匠的债。 又添了新的债，你是拆了东墙去补西墙啊？那东墙的窟窿怎么办呢？许三观，你向谁借的钱呢？许三观卷起袖管露出那个针眼儿给许玉兰看，看到了吗？啊，看到这一点红的了吗？ 这像是被臭虫咬过一口的红点儿，那是医院里最粗的针扎的。然后许三观放下袖管，对许玉兰叫道：“我卖血啦！我许三观卖了血呀！啊，我替何小勇还了债。” 我许三观卖了血，又去做了一次乌龟呀！许一兰听说许三观卖了血，啊呀，又叫了起来：“你卖血也不和我说一声儿，你卖血为什么不和我说一声儿啊？我们这个家要完蛋了！” 家里有人卖血了，让别人知道了，他们会怎么想啊？他们会说：“许三观卖血了，许三观活不下去了，所以许三观去卖血了。”许三观停了一下，你声音轻一点，啊，你不去喊叫。 就没有人会知道。许玉兰仍然响亮的说：“从小，我爹就对我说过，我爹说，身上的血是祖宗传下来的，做人可以卖油条、卖屋子、卖田地，就是不能卖血呀，就是卖身也不能卖血。” 卖身是卖自己，卖血就是卖祖宗。许三观，你把祖宗给卖了！哎，你声音轻一点，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laughs> 我没想到你会去卖血，你卖什么都行，你为什么要去卖血呢？你就是把床卖了。 把这屋子卖了，也不能去卖血呀！哎，你声音轻一点。我为什么卖血啊？我卖血就是为了做乌龟。 <laughs>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你是在骂我。我知道你心里在恨我，所以。 你嘴上就骂我了，徐玉兰一边哭着，一边又向门口走了过去。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录音、曲播、音效合成：严娟，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这次节目播送完了。